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，张军寨撒金庄，咱不表，咱表表老汉十万仓，石老汉正在屋里坐，哭的俩眼泪汪汪。石秀，石秀，小冤家，你离家一走不要紧呐，咱家里出了塌天大饥荒，明儿，明儿。 十万仓有女了，女了，金枝章扭了捏，捏了扭，出来了一个大姑娘。石桂香，妈妈那个客厅进，飘飘下摆开了腔。哟，老爹爹在上，你可好？老人家身体可安康？呀我的乖孩子，你石姑娘有图打扮。 惹下了这场血饥荒，方宝要把你抢了去。你说肮脏不肮脏？爹难看，娘难过，你哥哥脸上也无光。别说你哥他难看，就是街坊邻居也不强啊。大姑娘闻听这番话，不由得两眼泪汪汪。我的老爹爹，方宝他不来抢，我还罢了。 一杯够销，没话讲。方宝他真要来抢我，我高挂悬梁寻无常。哎，我的乖孩子，你慢着死，慢着死，我到门外去望望。方宝他真的要来了，你找个小叔去悬梁，你悬梁，我挑井子眼点一块钱阎王啊。 要是方宝没有来，我的乖孩子，你千万不要寻无常。好容易把你拉到了十八岁，你死了我也特别慌啊啊！到后边劝劝你娘别哭了，我到外边看看方宝来了没有。石万仓一边说着往外走，前行就来到了大门上，开门，吱溜咣当开开了门两扇，他朝着外边一打量，朝着东边流水看，好家。 三个大个进了庄了，当中间有一个大个子，三个大个说他长，说完长看着看着花了眼了，哟。 不是三个，三个一行，三个一行来了来了来了，帮包二大王，我爱告他爱告他爱告大王回他的庄。石万仓拿把了大主意，来到了武松面当阳，走到近前下了跪，大王爷爷可安康，大王爷爷回去吧，俺家里没有大姑娘了，俺闺女二更天上了吊，没到三更出了阳，姑打四更入了帘，没到天明发。 咋了？咋了？ <laughs> 大王爷爷回去吧，俺家里没有大姑娘了。武松低下头来看，嗯，大梁老汉石万仓，见老头，年纪足有六十岁，半残的胡须飘胸膛。武松说：“他不靠山，不靠水，哪个地方出大王？睁开你老眼看一看，俺本是军犯到这方，俺是从军的。” 啊啊啊啊啊！石万仓站起身来，揉揉眼，哎，嗨，可不是呗？咦。 军二姐进了庄， <laughs> 我的好汉爷别见怪，老汉我说话有点慌。我叫大王，吓迷糊了。我知道好汉爷也是大王，你不是大王，我就不害怕了。我害怕你为难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跟我回到咱家乡。你要是渴了，俺有茶；你要饿了，有干粮。武松说：“我不渴，我不饿，我就在你老面前借借光。”哎，好汉爷。 你是问人呢还是问事儿啊？要打听人，只要你说出名和姓。来来来，我把你送到他这个家门上。武松说：“那是石秀他这个门啊，哪一个他是伯父石万仓。” 石万仓一听，快脖子，怎么又来打听十三郎啊？呃，知道吧？哎，知道，知道。你问的巧，问的妙，问到老汉我身上。俺儿的名字叫石秀，老汉我就是石万仓。哦，你就是哎。 小老二就是武松，闻听往北道，老干爹在上，可安康，干爹可好耶？石万仓捋这个胡子往后退好说好说，不敢当，好说好说，不敢当。石万仓吓慌了，一嘴这个胡子薅了个光，哎，那还好不光啊？石万仓一看武松那个个就像半截黑塔似的，扑通一跪，吓得他捋这个胡子往后就退你捋胡子少使点劲儿啊！哎，他把劲都攒在这俩手指。 都上了，好说好说，好说好说，全都给薅光了。哎，我说好汉爷，你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叫我声干爹不敢当。武松说：“老干爹，哎哎，我说起来说明白了，再叫你家住在哪州哪府哪一县呀？呃，河路码头哪一方？叫干爹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武松说：“老干爹，你不知我的名和姓，细听孩儿我表家乡，我家住在。” 的广府清河县，城东八里孔松庄，姓吴名松，就是我。我这个大号吴天刚，我和你二师兄是把兄弟儿。我们俩磕头烧过香。我听说方宝要抢俺妹妹，我是来替俺妹妹装姑娘。他要来抢，我就去。我和这个小子去拜堂，拜不了天，拜不了地，我就跟他入洞房。洞房里杀了二房宝，老干爹过着不就力量了吗？ 耶！史文苍喜的蹦一蹦，三方宝，小，你快来吧，别在路上捡羊羊。来了，俺干儿叫武松，给那些小子都开膛。 武松闻听一瞪眼：“老干爹，你这是干的哪一桩啊？你也不问俺渴不渴、饿不饿？你这个办事这怎么慌啊？”“哦，武松儿还没吃饭呀！”“走走走，咱爷儿两个喝死了，咱爷儿两个喝着酒，等着方包二大王，二位一块请。哎，这就好了。”石外仓就在头里走，军舰三人。 紧跟上，进大门儿，二门儿，来到了十万仓的待客房。呃，待客房里有副对儿，勾勾撇撇写的墙，上联写“天增岁月人增寿”，下联配是“春满乾坤福满堂”，忠厚传家四个字。天喜人和贴两旁，八仙桌安正面，两把椅子分两旁。 军寨三人落了座，施万仓妈妈那个茶倒上，武松儿喝茶喝茶。咦，石万仓正然八卦讲，可了不得。庄子外来了方宝二大王，方宝说：“等，徒弟们，快点走，把他的寨子给我围上，前后大门都堵好，不准一人。” 逃了慌，大手没闻听不太慢，嗷嗷叫的扛着响，嗷的一声来到了，把前门后门都堵上喽。方宝在马上开言道：“吁，门门上有人听起响，开门的快禀报，禀报你家十万仓，你就说大王爷爷我来了，今天要你们家的大姑娘，知情如力，快发家。” 万般大是一杯汤，牙崩半个说不肯呢。我把你一家老小都杀光！呃我娘哎，看门这个老头害了，怕一蹦子跑到了代客堂。我说俺们也了不得了，快着吧。发包小进来到了，来到了在这个大门上了，口口声声要的俺小姐是马二立的去拜堂。这石万仓说你哆嗦什么呀？你哆嗦，去把大门关严实了，顶结实了，没你的事儿了，没啊。 看门这个老头走了，石万仓嘴上怎么说呀？他心里也沉不住气儿啊！呃，我说话，武武松儿，方宝强亲来到啦，快替你妹妹装姑娘吧。武松说：“老干爹，俺们仨清晨起来动的身，到现在没喝半碗汤，俺们三个没吃饭，饿着个肚子没力量啊！哦哦，对了，武松儿，你还没吃饭嘞，我把这个事给忘了。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得喂。” 我说厨师傅，哎，他们还没吃饭嘞，看着点上饭，越多越好，个大能吃。喝喊一声不要紧呐，哗啦啦就饭摆子了待客堂。武松一看饭摆好，一不慌来二不忙，喝这武松，呃，咚咚咚，一股劲喝了十斤烧黄酒，吃了十斤羊排肠，吃了十斤烧牛肉，把卷子吃了两排放呢。 三斤一张的薄丹饼，他入粮入粮六百张；卤鸡半鸭二十对，连骨头带肉都吃光；鸡蛋鸭蛋二百四，带着皮就往肚子里装着。吃完了二十八碗凉面条，喝完了三十六碗羊肉汤，这些个东西没吃饱，又吃了六十个粽子四斤糖。啊，怎么吃那么多呀？呃，武松个大呀。 吃的是多点儿，我再这么一夸张，两下来一凑合，反正吃了不少。武松把刀子吃饱了，这么着浑身上下有力量。武松说：“老干爹，桃李走到后边见见俺干娘，见了俺干娘问声好，我替俺妹妹装姑娘。”哎，好走。呃，俩兄弟，你们在这歇会儿。哎，好。石万仓就在桃里走后跟着好汉武二郎前走，后跟来到了。 前行就到了后上房，周松伸着个头。 瞪着个眼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看了看，八宝顶子罗汉床，金钩倒挂罗纹帐，里为阴来外为阳，又一阵儿靠针儿鸳鸯针枕头上边绣月亮，床沿上留神看，和坐这个妈妈真不让。五菱包头蓝眉髻，浑身穿着好衣裳，又不高又不矮，又不黑了又不黄，不知妈妈多么好看，说话都看不见嘴光当的，嗯。 武松进前忙施礼，老干娘在上可安康。哟，你就是今年刚大虎的武老二啊！啊，是我。阳谷县当都头的武二郎。对。哟，可来了，酒醒了。我说武松儿，你坐下。呃，为娘我给你使多上。哎，武松说：“我这个媳妇没好歹，反正俺俩过不长，我自己凑合着就行了。”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 好汉武松落了座，两个丫鬟着了忙了，给武松梳了个苏州元宝钻，拿过来红头绳，吃着吃的缠把上，左边戴上了花石榴，右边插上了玉海棠，又把那官粉拿在手，噗一下抹在了黑脸上喽。 黑脸掺粉不好看呐，好意思茄子下了霜，哎，又把胭脂拿在手，一下抹到了嘴唇上了。一伸手拿过来梨花镜，照着里边一打量，我看看好看吗？ <laughs> 那能好看得了吗？伸手拿过来小棉袄，他掂量掂量，几掂量，这是谁行了这么个规矩呀？大姑娘上轿出门子，不管什么天还都得穿棉袄。这。 再说这个棉袄是俺妹妹的，这么小我怎么穿呀？这，哎啊，哧啦一声四两半儿，他就搭在了肩膀上了呢。左一半儿右一半儿，着窝里就系上了，摸过来裙子一抖搂，呃，哎，哧哧哧，缠在了腿腕上了。石万仓转过脸来看，我干，哎呀，你说这事儿多窝囊吧？啊，武松说。 老干爹，好看吗？哎啊，武松儿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不大顺眼呀。不，哎，老干爹，方宝一见不顺眼，能让我上轿吗？他一看不顺眼呢，就他那个脾气，我这个秉性，俺两个非打起来不可。他的人多，咱的人少，把咱的人打伤了，我的妹妹再叫他抢了去，反而不美了。武松儿，那怎么办呢？呃，哎，老干爹，我有一计。 什么急呀，老干爹，你有胆儿没有？我孙儿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浑身上下你这一来都成了胆儿了，都啊，那好办了，你出去大门，不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抓住方宝的麻将声你就给他说好的什么好，你说什么，说完了，你问他看日子了没有？我问那个干什么呀？你看看，他是来抢亲的，必然没看日子。 他就问你看了没有啊？你就说看了。他问你怎么样啊？你就说怎么不好，怎么不好。新人不能见新人，新人要见了新人呢，抬到他家就得死人。不见新人，后来还有娘娘之位，你想他能不高兴吗？媳妇当娘娘，他不就成了皇上了吗？到时候把花轿抬到二门以里。 你让他的人呢都出去，把门一关，我就在里边上轿，他不就看不见了吗？我上了轿啊，让俺老干娘拿针线把那个轿门帘一缝，你再开开门，让他的人再进来抬轿。只要把我抬出庄去，老干爹来多来少的我就报了怨了，你就别管了。石万仓说：“我要给他说了，他要不答应怎么办呢？”呃，那你就说了。 女儿出来上轿吧！哎，我出去就给他打，别的没法了，就这么办？哎，好，十万仓，抖抖精神，壮壮胆，前行就来到了大门上，开门，一路咣当拽开了门梁扇，他照着外边一打量，十万仓往外一看虽说不怕，可头发梢都发炸呀！怎么的？街上尽是光脊梁。 呃，这都是二十多岁的大个子，这都有三百多斤的好力量。麒麟送子呱呱叫，一板子鼓乐响叮当。照着马上送儿目是，坐着房宝二大王。无有亏，无有甲，胡须宝镜赛月亮，绿眉红发蓝点脸，旋耳毛拧着个劲儿的往上长啊！坐下一匹花斑豹，马鞍桥横担一杆枪。 十万仓抖抖精神，壮壮胆，双膝扎跪地当央，磕了一个头，开言道：“呃，大王爷也可安康，大王爷。” 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热得慌。我刚才看了好几遍了，你竟在路上为那装。天又热，日又长，别在马上热得慌，真要把你热坏了，小老二我也疼得慌。咱们两家门也当，户也对，你们俩的年纪也相当，马上来叫上去，接接松松多排场。太王爷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别在马上晒太阳。这都 哈哈哈！方宝闻听心高兴，石万仓说话真在行。哼，人马到了门口，不给也不行了。方宝翻身下了马，双手搀起石万仓。啊，岳父大人起来吧，你老人家可安康？大王爷，呃，岳父大人，大王爷，你只顾今天来娶亲，你可曾看看那黄历上？呃，这个。 哎，我说岳父大人呐，我听说你不愿意，我就来抢了，哪顾得看日子？哎，我说岳父，你看了没有？哎，小老儿我看了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。 今天这个日子不大强，呃，今天本是个黑道日，有乌龟作乱在道上，新人要把那个新人见，惹得全家不吉祥。进大门死公公，进二门死婆娘，拜拜了天地死丈夫，新娘子头天晚上的守空房。哎啊啊啊啊！方宝说：“我这是娶媳妇还是来发丧啊？”呃，岳父大人有什么破法没有？哎。 有有花轿抬到二门里，你的人马都上正南留银行，都上正南取两块，不准偷看大姑娘。有人要把那个新人看抬到你家就得发丧，没人看见了新娘子，到后来还能做娘娘。做哈哈。啊，徒弟们抬进去，把花轿打到二门上，花轿打到二门里，不准你们睁眼看新娘。 哪一个睁眼看一看，我把你俩眼挖一双，闭着眼进去，闭着眼出来，闭啊！抬轿的我也挺心纳闷儿，啊，哥哥打点插肩膀。我说哥啊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听见了。他怎么让闭着眼抬轿啊？啊，这啊，不知道。我今年四十了，十九岁就抬轿，头一会儿闭着眼抬，啊，只要你不死，什么事儿都摊上。走 那咱闭眼吧。哎，你慌么呀？你慌么呀？新媳妇不能站在大门口上啊，到了门口再闭也不慌啊。你慌什么呢？哎哎呀哈，到大门口了，后边的闭眼。哎呀哈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我说闭着眼能不别扭吗？哎，我说小心，往里摸，慢着点哎，我说前边的到了吗？那到了，我不搁下，我面闭着眼。老太，你咋呼慢咋呼，走。这哎哎，行了，摸 <laughs> 着煤矿了，哎。 来，走进去，嗯，再蹭两步，嗯， <laughs> 拐个弯儿，这以，行了，顺着原路回去。后边的拽着衣裳，别走乱了啊，走乱了摸到人屋里去，人家可揍你。嗯，呀哈，这里是脚杆，走到这儿脚抬高一点，别碰着脚脖子，碰上就比海眼厉害。哎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看碰着了吧，碰着了吧？我让你抬高点，抬高点，你就是不听话，你这这。 哎呀，年轻啊，嗯，拽着拽着，哎呀呵，真别扭啊！哎，行了， <laughs> 我这没矿了，出去，嗯，哎，行了，睁眼吧，我走下正南六银行喽。石万仓赶紧关上了门再彪彪好汉武二郎，武松在里边打扮好了，老妈妈，嘣，儿，打上了蒙头红一张，还当那真事办呢。武松说：“老干娘。” 我在外边上了脚，你抓住脚杆哭一场。哎啊，武松儿，我哭啥呀？哎，你闺女今天上了脚跟着人家走了，你不难过吗？啊，是啊，你替她走了，我就不难过了。哎，武松说那不行啊，咱假戏要当真的唱。你要是哭，我就上脚；你要不哭，这个脚我不上了，你上去。哎，我别别别，哎，好好好，我哭，我哭，可是我不难过，我哭不出声来呀。 你这啥事不难过呀？你，干脆你把你这一辈子伤心难过的事都想想，搁这一块哭嗯。娘儿两个往外走，前行就到了花轿旁。老妈妈趁手掀开了轿门帘，扯武松一头到南墙。武松那个头啊是上去了，可那个腚还露在外边了。老妈妈说：“呀，武松儿出来，出来。” 出来，你没坐过轿啊？啊，我哪坐过这玩意儿？你也没见过别人上轿？哎，武松说：“那倒见过？ <laughs> 见过是见过，那是小时候见的，长这么大又忘了。”我上轿啊，不能先上头，那得先上哪儿呀？得先上顶，先上顶怎么上啊？你转过身去，哎，好，转过身来，拐下腰。 哎，好，过下腰，往后退这叫老虎大威武。啊嗯，好，退再退点儿，好，再退点儿，再来点儿，好，再来点儿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坐下吧。哎，是我坐的呀。左边挤的不够用，右边挤的不咣当，上边还卧着个不二更，气都武松满。木匠，你他娘的怎么做了这么点个觉啊？ 老妈妈赶紧封上了角门帘儿，冲着外边开了枪。哟，心里里边上了轿啦吩咐外边放爆仗、放炮、吹号、抬轿。哇哈哈，嘣！哇哈哈，嘣！哗，嘣嘣的牛腿跑，手舞嘟舞嘟把好样。 拍轿的问题不带慢，个个大点插肩膀。我说兄弟，呃，怎么着哥，这会儿还闭眼吗？哎，这会儿不用闭眼了，新媳妇钻到轿里去了，想看都看不着了，睁着眼就行了。哦，那行，睁着眼还舒服点刚才闭着眼那个滋味可难受了。哎，来，睁着眼，来走，哎，来走去，吆喝。我说你后边使点劲儿不行吗？那个小舅子也没使劲儿 使劲怎么这么沉呀？俺知道怎么这么沉呀！来，再来，来，走，行。哎呦，换换班儿！换啊！哦，恁四个一步也没抬就换班啊？你凑合着抬两步再换。这，哎，好，言之有理。后边的抬两步再换，怎么这么沉呀？哦，对了。 刚才呀，劲儿都使了抬的不起劲。这会儿我喊着点，我喊一二三，一块儿起就起来了啊，来走，一，二，呃，三，三，哎呦。 <laughs> 这个说我抬着足够九百六啊，那个说我抬着一千也不让啊？花轿抬到二门里是什么东西里边装啊？怎么这么沉呀？热乎辣的抬着走，抬到路上热的慌。依我说，掀开门帘咱看看，孩子哭了抱给他娘。那个就说对了个对，掀开轿帘咱望望，咋长这么大脚？ 也不容易，咱咱死也不能死的稀里糊涂的，咱咱咱得死个明白。干脆，来掀开看看。你先那边，我先这边。来对，可掀开两个人要先叫门了，后边那个吓得脸焦黄。哎，前边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货嘛，这货，你在这不沉呀？沉呀，沉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掀开看看，看看，别看。 抬着走，我这个心里早凉他，哎，啊，你凉他，你凉他，俺不凉他，你明白俺糊涂，啊。你凉他好，那你来说说，说明白了咱就走，说不明白呀，这个叫不太了不，哦，你想明白明白啊，我想明白明白，那行，前面那个兄弟，你上后边来，我上前边去，咱俩换换，哎，怎么还得换换？话不传六耳，换，哎好，是我上后边，你上前边来。 我说：“你想知道这个叫怎么沉的吗？”啊，是啊，我告诉你，方宝急着赖强亲，十万仓没顾得给姑娘做嫁妆，花轿大的儿美丽，光银子装上了两抬筐，两抬筐银子能不沉吗？啊，银子，啊银子，白花花一块那么大个，真的吗？那当然错得了吗？抬着走有好处。 人家陪送闺女，咱有什么好处？啊？你看看这个事儿啊，谁都不知道，光咱们几个知道。到时候花轿打到门里，新人到里边去拜堂，新人里边拜天地，咱摸两块银子兜里装啊！哎，还是这么个理儿嘞。抬着走，连班也别换了啊！连班啊！怎么沉不让换班儿？让摸你让摸你！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咱摸两块银子，四个人分和八个人分差一半儿，这。 哎，对，不换班了，不换班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我说后边的开着走，不换班了。不啊，这么沉不让换班？可以，扎红腕有好处。哎，什么好处？哎，什么？待待会知道了，别嚷了。哎，走，来咬牙，精精一嗯 和抬轿的走不了两步就大点，走不了三步换肩膀。老妈妈听了武松的话了，走上前抓住脚杆开了枪。哟，抬轿的，你们行行好，我交代交代俺姑娘。抬轿的闻听不怠慢，嘣儿花脚摔在了旧地上了。为什么扔的那么快呀？抬着就是压得慌啊！老妈妈说：“哟，我的乖孩子。” 你今天上轿跟着人家走，了，一黑心肠失了娘。闺女今天出门走，别当在家跟为娘。一叫你早起喝碗水，二叫你走路要稳当，东西院不要串门子，没事别站在了大门上。人来客去要知礼，别学那胡言乱语坏婆娘。公公骂你，你可别顶嘴；婆婆骂你，你可别打腔。大姑小姑伺候好。 丈夫面前要贤良，人家那里说你个好，为娘脸上也有光。人家那里打骂你，闺女挨打娘不强。养闺女不图别的好，还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场吗？啊，嗯，你听这话多封建呐！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思想啊。老妈妈外边紧着讲啊，在花轿里闷坏了，好汉武二郎了，埋怨不把谁埋怨，埋怨声伯母人打娘。俺家你交代不过三两句，你怎么尽在外？ 外边胡多囊，天又热，日又长，我在里边热得慌。真要是把我热晕了，怎么能再走方宝二代王？我有心张嘴说两句，哎，不行啊，一开口就是个老粗腔。哎，你把头一低，忍了吧，任凭你外边怎么多囔，方宝在门外等急了，哎，不是上了轿了吗？谁在里边为哪装，抬着走，方宝一让不要紧呐，呵，花轿里。 惊动了好汉波儿郎眼睁睁就是一场闹事，下一段的在街上。